我是外是，我父母被你们封了两个月。这两个月他们怎么过的？我的外婆独居老人，没有人照顾。你把我们封着，他喝什么？他吃什么？你把人给逼死了！我操你妈！ 网贷啊，有两我还网了，我哪能摆啊？我不说还了，本来是公车上的，我收他。共产党的？啊，共产主义啊？啊，你在这家就让你搞么下人家比我让我知了，老我背去。我是家从小就是，政府干了我，说死话，是用我干住 让我辛苦咋大呢，政府在家给他包皮住可得老百姓都我啊，俺的老百姓都我啊现在，退休工资退休工资啊，还能有吗？谁啊？起来起来！打倒共产党！打倒习近平！打倒共产党！